ขอพระทุกคนเจริญนรรมทุกคน 心在问题呢？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หลักใน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คืออะไรคือเราจะทำอย่างไรถึงจะ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หรือว่าทำอย่างไรถึงจะทุกข์น้อยลงไปเนี่ยก็คือจุดหมายของ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ในแนวทางของ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 大家。 东西，更不是让他去迷某一个法或者某一个老师。修行，你要能解决自己的问题，你要能不苦，啊，你才是走上了正路。

一样。 此时就越折腾啊，然后越折腾越苦啊，然后越苦越折腾啊，就这样一直折腾到一口气上不来啊，就这样走了，糊里糊涂的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所以啊，来到了啊这个禅期上的学员，你要学会方法。 以后不缺少了。มันอาจจะมีจากหลายสาเหตุนะเช่นมีคนมาตำหนิหรือว่าทำงานแล้วไม่ดี หรือว่าเกิดจากการข้าข้าวสูญเสียซึ่งเป็นเหตุทำให้เรามาคิดมันก็ไม่ใช่เรื่องสำคัญหรอกแต่สำคัญว่าเราไปออกจากความคิดได้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有的人啊，一苦就睡不着觉。 纠饭，有的人一天两天，有的人甚至于几个月、一年，都还陷入在啊某一件事情的念头当中。那么为什么啊知道自己不快乐，而做不到出不来呢？啊，因为你没有一个方法，那么。 你才知道这人生是多么的有意义啊！这个人生是多么的美好。然后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จะเน้นที่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ของใจความกของกายเนี่ยปล่อยเป็น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ธรรมชาติเลยเนาะไม่เอาพูดถึงนะ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ของกายปวดเมื่อยเป็นโรคหรือว่าแก่เจ็บแล้วก็ตายเนี่ยปล่อยให้เป็น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ธรรมชาติเราดูแลไปแบบให้หมอ

啊，不合格，啊，或者说，我告诉你们是你错，啊，不是你不合格，是你的心整天在分别，在执着，整天生活在欲望中，你怎么快乐呢？你的心一直向外攀援，啊，那么一些事情到来的时候不会放下。

แล้วก็มันมี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จะให้มันดีอยากให้มันอยู่แบบสุดตลอดอันนี้คือสาเหตุของ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嗯，一般的苦分为两种，一是啊身体上的苦，二是 身体上的病痛的上面再不停的去加啊，这者用的是加分，嗯， <laughs> 不停的再去执着自己身体上出现的任何的状况，你去看一下这个比例啊，是多么的尊者没有用可怕这个词，尊者用的是可观啊，你自己应该有一个清楚的体会，在这七天内。 นะแต่เราไม่ต้องไปคิดนะไม่ต้องไปคิดถึงสาเหตุไม่ต้องไปแก้รืยความคิด แต่ตอนนี้เราจะเปลี่ยน เปลี่ยนมันใช้วิธีในการมารู้จักนะรู้จักตัวเองนะแล้วก็กลับมาฝึกให้มีสติมากขึ้นตรงนี้อาจจะเป็นวิธีแก้วิธีลด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ออกจากจิตใจ那比如说啊，在用功之前，首先告诉大家。 你心里的苦都是你的错，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啊！因为你的心在执着，所以你才苦，不会放下，所以你才苦。那么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，再来好好的用功啊！以前我们出现了问题，我们会想办法去解决。 但是我们解决的都是别人的问题和身外的一些境界，我们去改变外面的东西。那所以说，从现在开始，从这一刻开始，我们要学习的是改变我们自己，改变我们自己那颗执着的心。那么完全跟你在世间的处理方式不一样啊，完全回来。 解决自己，而不是去改变别人。การมีสติเบื้องต้นให้เรากำหนดรู้กับกายที่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นี่แหละมันจะเป็นสิ่งที่คิด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คนเราทุกข์เพความคิดไปจมกับความคิด เมื่อตัดมารู้สึกกับกาย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ท้ายมันออกมาสนใจสิ่งอื่นที่ไม่ใช่ความคิดไม่ใช่เรื่องจิตใจ แต่มันมาสนใจที่กายม่อเวลนาเปลี่ยนจากด้านของความคิดมาสู่ด้านของกาย คนละขั้วอะไรจิตมันก็เกิดจากทุกตอนแรก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ความคิดมันก็ออกมาอยู่กับกายมันก็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ความคิดแล้วนอ้那啊，昨天晚上有讲过啊，就是因为我们念头常常的不是在过去 就是在未来，因为大家从来没有学习过活在当下，啊，几乎没有练习过跟自己在一起，所以苦才偷偷的来袭击你，啊，在不知道不经意的时候，啊，已经占据了你的整个心。那作者说，我们告诉大家，当你的念头升起的时候。 你不要理他，放松的、轻松的去到，然后轻松的回到你当下动作上。啊，这和你以往的去思维啊，去解决外面的事情完全是两条路。轻松的回到你当下的动作上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否在手在动，还是脚在动，自己在做什么，就非常容易。 บางคนอาจจะคิดว่าวิธีนี้เป็นการหนี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ไม่ยอมรับ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หนี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ไม่ใช่แต่เป็นแค่มาเปลี่ยนมันกับ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อีกอย่าง 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ที่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ก็คือ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ที่ในการดูการ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ของกายดู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ไปของกาย ถ้าเราดูอย่างรก็นผู้รูจริงมันจะ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ว่าอ๋อสภาวะที่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มันก็มีอยู่ 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เราดูเรารู้เฉยไม่ได้เข้าไปเป็น 打打坐。那么啊，有的人会说，哦，那这样做是不是在逃避呀？啊，我正在思考一件事情，还没有答案呢，没有结果呢，啊，让我逃避，逃避到身体上、动作上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啊，只能说，啊，不是逃避啊，而是让你从。 已经完全理清的念头里，啊，暂时的啊，让自己觉得心啊安静一下，清静一下，就是说可以跟大家啊问一问，有哪一个人在过去的日子里，曾经有那么一分一秒，这个心是静的。 是心没有起心，没有妄念啊。ก็ารรู้สึกกับการ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ทำได้ทุกคนแล้วก็ทำได้ง่ายด้วยนะไม่ใช่เรื่องที่ยากเพราะกายก็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จริงๆ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ก็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จากการที่กาย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จริงๆอันนี้มันสามารถรู้ได้ทุกคนไม่ลาเว้นผู้ใด那么这个不管是老人 还是小孩啊，不管是什么国籍、什么宗教的人，都要学习的东西。只要他有苦，他就一定要学习如何用某种方法啊，让自己从苦中跳出来，让自己从念头中啊跳出来。这是每一个人，只要生而为人就要学习的东西。 แล้วเราก็เริ่มจากไหนเริ่มจากการจาบยานี่แหละยืนเดินนั่งนอนคู่เหยียด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เนี่ยยกมือเข้าเอามือออก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เป็นกายที่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จาบยามันเกิดสติได้บ่อยเกิดสติได้ชัด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การ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มันชัดเด็ก那昨天晚上已经大家啊介绍我们基本的动作了，那么我们就是要让大家不停不动。 因为你在动的时候，要经过你的大脑支配，你会从啊，你会在那一个时段从你的念头里出来，来觉知你的手和脚的动，让你从啊多少年的纠结不清的念头里暂时的出来，啊，好好活在每一个生命的当下。 在运动的时候啊，你这个身不停的在动啊。昨天我们讲的这个方法就是借由身体。 不停在动，我们去觉知每个动的当下，而自然而然的可以看到你的心，不是去故意的去观你的心，到底在做什么、想什么，这个念头是对是错不是这样，而是通过你身体的动作，自然而然的可以看到你的念头，但是你不理他， 你还是在你身体的动作上多用功。เนี่ย เราก็สะสมตัวนี้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เท่าใรให้สติคอยรับรู้จะทำอะไรก็แล้วแต่นะยืนเดินนั่งนอน ทานข้าวอาบน้ำให้สติคอยรู้อยู่เสมอโดยไม่ต้องไปกำหนดคำบริกรรมอะไร แค่รู้แล้วก็วางแล้วก็รู้ใหม่ รู้วางรู้วางทำแบบนี้ไปเรื่อย 在做手么动作的过程中，啊，今天等一下我们就要开始动工，大家就会发现你的手在动，啊，你的筋、形、你的脚在动，可是你的念头啊，会像离弦的箭一样，不停的飞出去，啊，会像万马奔腾一样，不停的在奔跑，不理他，看见他来了，轻松的知道。 เราต้องพยายามรู้แบบนี้แม้บางทีจะมีความหลงก็เปลี่ย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หลงมา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ใหม่ เราไม่ห้ามความคิดห้ามความหลงมันก็เป็นธรรมชาติของฝ่ายกิเลสฝ่ายของความหลงเราปฏิเสธมันไม่ได้ แต่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ราทำได้คือเปลี่ยนกลับมาเปลี่ยนกลับมานี่คือสิ่งที่ทำได้ 很多开始动作不熟的时候，大家会啊很认真，很会觉知在那个动作上。但当做一会儿，三分钟、五分钟以后，你的念头开始来了啊，你的所有的，就者说你的所有的迷，开始来迷了啊。这时候不怕来了，知道了。 回到当下的动作上来了，知道回到当下的动作上。啊，们一个念头可能来很久，你才知道，但是你千万不要责怪你自己，这是正常的啊。你只是知道，然后轻松的回到当下的每个动作上就可以了。对，多谢点家的分享，今天哈他的停留。 สิ่งที่จะว่โหลงได้นี่แหละ เมื่อมันหลงแล้วเปลี่ย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หลง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ได้ เมื่อ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แล้วเปลี่ย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ได้ ใครทำได้เร็วกว่ากันนั่นแหละคือสิ่งที่ดี แต่ไม่ไปเปรียบเทียบแข่งกับคนอื่นนะเปรียบเทียบกับตัวเองนี่แหละ เมื่อกี้มันหลงเปลี่ยนจากหลงเป็น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ไม่หลงได้เร็ว เปลี่ยนจาก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ได้เร็วนั่นแหละ ให้เปรียบเทียบพัฒนาการที่ตัวเอง ถ้าใครทำได้เร็วๆทำาได้บ่อยๆนั่นแหละ 是哪个耳朵？那么，什么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啊？不在于外表穿什么衣服啊，头发有多长。作者说，真正的修行人，真正的佛陀的孩子，是你能够明的少，知道的多，这是明。 一有真正的修行人啊，那么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一点：谁能够多看见自己，迷得少，那才是一位真正的禅修者。 เดี๋ยวต่อไปเมื่อสติสัมปชัญญะมีมากขึ้นมันจะเข้าไปรู้ถึง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ป็นนามธรรม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 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คิด เป็น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ที่มันแสดง แต่ตอนนั้นขอให้วางให้พักไปก่อน ให้สร้างสติจากการรู้กายในเบื้องต้นให้มากๆไปก่อน เดี๋ยวมันจะไปรู้จิตใจรู้ความคิดอันนั้นให้เป็น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ที่มันกำลังพัฒนาต่อไปเอง今天我看到第一天 你一下要开始用功的时候，很多人会发现，哎呀，我的念头好多啊，啊，有的人就会找借口说，哦，我的业障好重哦。有人说，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你有念头，他也有念头；你有苦，他也有苦；你贪，他也贪；你嗔，他也劝，嗔；你吃，他也吃；你会意他。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啊。那么当念头升起的时候，刚才已经讲了无数次了，不要理他，轻松的知道，然后轻松的回到当下动作上啊。今天你要好好用功，你会发现，突有一股神奇的力量，你可以做自己的主了，你不会再被念头牵着，被贪嗔痴奴役着了。 เรามาสะสมสกิมาสะสมความรู้นี่แหละมันจะเป็นทางที่ถูกทางที่สุดนะ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ทางที่จะออกจากความพูดในการไปคิดออกในการไปอ้อนวอนสิ่งอื่นที่มาช่วยย่อมเป็นไปไม่ได้ แต่เราต้องช่วยตัวเองการกลับมารู้จักตัวเองจริงๆนี่แหละถึงจะเป็นทางในการออกจากความพูดได้อย่างแท้จริง不管是哪 师傅啊，只能给大家指引一条路，啊，给大家一个地图。那么这条路要怎么走，那么是我们自己的事情。走的有多快多慢，也是我们自己的事情。谁也帮不了你，只有你自己才能帮自己。 ทางสายนี้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สติปัฏฐานสี่นะท่านบอกว่าเป็นทางสายเอกเป็นทางสายเดียวที่จะนำพา 自己的每一个都心里清楚、明白、知道，啊，但是没有去跟太真痴玩游戏，而是在你能知道的、那人欣赏、能知能觉的觉性上，好好的去加深、去下功夫。啊，因为昨天已经讲过了，啊，太真痴已经生生世世跟着你那么多年了，你玩不过他。 นะพวกเราทุกคนมาลองพิสูจน์ดูนะจะเป็นชาวพุทธหรือ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นักบวชหรือยังไม่ได้นับถือพุทธนะโดยสถานะที่ยังไม่แน่ใจ แต่ขอให้ลองพิสูจน์ดูว่า สิ่งนี้มัน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คนทุกคนทำได้จริง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นะเราสามารถออกจากความพุทธได้จริง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เราไม่สูจน์ดูสิ 那么今天用功的过程中呢，啊，你的身体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。这个时候，先告诉大家，因为你的手不停的在动，都是同样的动作，它会变疼、变酸，啊，它会不断的在变化。 那么你的腰可能也会痛，腿可能也会痛。然后昨天有讲过，如果你不是平常啊很会盘腿的人，那么你坐一会儿就把腿放下来。我们这个缠凳非常的好啊，把腿放下来，然后千万不要把腿对着前边，把腿放下来，你的腿就会轻松一点，这样果会增加你的痛苦啊。那么重点的是的。 活在每个当下的动作上，而不是你的腿能盘多久。那浪费太多光秃，被他成功了，被他成功，想来多久几月几年，或者几周几差了。未来，你才获得光秃、光秃、光秃的。那很多人说哦，我明白了，那在看腿不是来练腿支啊，是来看心。 为什么教我们看身而不教我们直接看心呢？就告诉大家，啊，观身非常的容易，非常的简单，不管老人小孩都可以学习。观心就不那么容易了，观不好就住在念头里，停留在念头里，执着在念头里，你自己不知道。所以我们不教大家观心，教大家。

刚才讲的是身体上的变化，那么从这个变化的过程中，大家应该可以看到身体的状态的生灭，生灭，一会儿这疼，一会儿那疼，一会儿不疼了，一会儿又疼。 啊，那么，这个的同时，你也会看到你心里的各种各样的变化。啊，一会儿想起这件事情来了，那好，尊者教我了，我要回到当下。好，你回到当下了，你发现那件事情不见了，因为你啊提起的决心，回到了当下，手在动子上，脚在桌子上。过了一会儿，另一个念头又来了，哎。 刚才那个念头去哪里了呢？他为什么来了又走了？过一会儿又来了又走了呢？啊，这就已经告诉大家，这一天会发生什么状况了。那么就是在这个生灭的变化过程中，那么我们在第三天、第四天、第五天的时候，会跟大家讲更深的一层东西。那么今天主要大家是。 心中的我在的动作上看到他的生变化。那พยายามฝึกทำใจ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เด็กทารเด็กที่บริสุทธิ์เด็กที่ได้ศึกษาถ้าใจเราบริสุทธิ์เราใจเราได้ศึกษาเนี่ยนะมันจะรู้ศึกษาได้เร็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เด็กทารกเขาเริ่มต้นในการเรียนรู้ภาษาเรียนรู้ในการทำอะไรเขาก็เริ่มเรียนรู้ในการทำแบบง่ายๆทำแบบตื้อๆหรือนั่นแหละ 那嗯，像比如说，啊，我们这个方法啊，教过很多学生、孩子们，是不发现小孩子们更快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太会去执着，啊，他的心。 把我们放下。那么，嗯，尊者说，希望在座的每一位从这一刻开始啊，都变成天真的孩子啊，不要再去执着，不要再不停的坐在这个禅堂里还在分别。前面的人怎么样呢？后面人穿什么衣服啊？前面那个人头头发长呢？ 我们要允研究别人，不研究，好好的回过头来看你自己，只研究你自己。ทำใจ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อย่างท่านม่ยาท่านอ่านสือไม่ออกเว่าไม่ได้เรียนอะไรมาก่อน พอฟังธรรมะที่แท้จริงมันซึมเข้าไปสู่จิตใจทันทีเกิดความรู้ชัดเจนทันที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อะไรเพราะจิตมันซื่อ เมื่อเกิด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มาเข้ามาสู่จิตมันก็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มันเป็นบาหรือ้อกงามขึ้นทันที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ใจมันตื้อมันก็พร้อมที่จะรับการถามได้แบบตื้อๆตรงๆ那么这一刻开始，大家做一个最最老实的人啊，那么做一个最最的老实的觉知者啊，那么这句话是 蹲着在每一个站起，不停的重复的。你心不老实啊，所以你很难修，你很难解决自己的烦恼。老老实实在一起，跟自己的每个当下的动作在一起啊。那么不管发生什么，老老实实的知道啊，不要再像以前一样给自己非得找个答案，找个借口啊。

在讲讲到菩萨。嗯，作者讲到啊，我们的六祖慧能大师啊，作者说为什么啊慧能大师讲的东西都是那么的直指人心？因为他的心是老老实实的啊，不像我们啊，我们很会给自己找借口。 啊，很会耍花招啊！所以这些天里边，大家一定要让这个心变得老实。他怎么来的就是这样的，他怎么走的就是这样的啊！一定要清楚这一点。那为什么尊者会讲到六祖的大师？因为大家学一段时间会发现都祖禅很像六祖坛经里面讲的啊！如果你 学斗争禅修法、学理学，大家都知道，跟啊《六祖坛经》里面讲的东西一模一样。แต่พวกเราบางคนอาจจะเรียนมาเยอะไปศึกษาเยอะไปฟังมาเยอะก็ไม่เป็นไรก็วางความรู้ของเ่าไว้ก่อน แล้วก็เอาความรู้ใหม่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ในปัจจุบันนะครับ ที่เกิดจากการรู้จากกายที่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 那么有些人说哦，这个跟啊慧能大师的拒绝人仙不一样哦，啊我们还要做手的动作哦，就是说啊这边讲的只是一个钥匙，是一条船，这是一个方便。 唯一的是，在借由观身的过程中，你自然而然可以看到你的心，但你不用去研究它现在，因为你现在还是一个初级的阶段。那么，好好的在每一个当下上用功，啊，把你的眼睛睁开，啊，眼睛自然的看，耳朵自然的听，就是这样，一切是自然的状态上来用功，啊啊，不需要。 说在日常生活中、工作中出现问题了，哦，领导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得去闭上眼睛。如果一会儿被你打一儿坐，回来我再给你解决问题，不是这样的。们生活中的问题啊，每天啊会像啊火星一样的快。作者说，你如何在每一个不停出现、不停的出现的境界当中，好好的去拿捏自己的？ 你的心这个动呢啊，这才是我们要学习的东西。มัน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การที่เราเรา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เติมความรู้ใหม่เข้าไปแท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เก่าเติมความรู้จริงๆเข้าไปแท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ที่มันหลอกๆนะเติมความสึกตัวเล็กเข้าไปแท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่อา主要是啊，手一动，脚一动的时候回来 轻松的，不要忘记哦。每一次我们都有用这个词，轻松的知道，轻松的回到当下的动作上。你知道的那一刻，也不用去研究的太细、太深、太多。你只需要来了，对吧？轻松的回到你当下动作上就足够了。คล้ายกับน้ำในคลองที่มันต เมื่อเราเปิดน้ำสะอาดก็ไปในกองใหม่เป็นแผนที่น้ำที่สมบูรณ์ก็เป็นค่อยสะอาดขึ้นเรื่อยๆเราก็เสริมความรู้เข้าไปแท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อันนี้จิตมันก็จะสะอาดจิตก็จะเกิดความรู้ขึ้นเรื่อยๆที่เดียวกัน那้比如说，我们的这个用功的过程呢，就比如说啊，一杯茶水啊，泡好的 这个茶会有颜色，对吗？啊，会是黄色。那么，你把一杯清水慢慢的倒进这杯茶水中，越倒越多，越倒越多，你会发现黄色会不断的变淡。那么继续倒下去，这杯啊有颜色的水会变成清澈的。 静的清水。整个人的空禅修行过程，就是像刚才的比喻一样。那么，无论这个水的颜色是什么样的，都不要紧。有的人说，我不是黄色的，我是黑的，不要紧。或者说，慢慢的倒，它会变得清澈的。亲爱的，刚才讲了，我们看阿含，每一个法，它都有。 เป็นต่อร่างกาย มันก็อยากจะขับของเก่าที่มันเป็นโทษหรือว่ามันไม่ได้ใช้แล้วออกไปหมุนเวียนเปลี่ยนไปเลยนะฮะร่างกายถึงที่ว่าจะเติบโตแข็งแรงขึ้นได้ 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อะไรเมื่อเราของใหม่ที่ดีเข้าไป เอาของเก่าที่ไม่ดีออกไป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ก็เกิดแกกตางเลยเติบโต แต่ถ้าเราเอาของใหม่ที่มันไม่ดีเข้าไป ของเก่าที่ไม่ดีไม่ยอมออก มันก็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เป็นโทษเป็นภัย 原来呢，这个黄色的水，还是黑色的水，还是污浊的水，原因是啊，这个有颜色的都是啊贪的心、嗔的心、迷的心，整天会不满意的心、生气的心啊，所以它有颜色，所以它污浊不堪。啊。那么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教大家的是当下。 当下每一个当下的清净的心，你会发现你真的活在每一个当下，当下，当下。这个当下正在说是清澈的心，清澈的水。那么变了啊，让自己从过去的啊放进去的全部都是分别的心、执着的心、啊生气的心、迷的心，变成了每个当下的清澈的、清澈的。 干净的啊，那么整个你的修行你会走上一条正确的路。啊，那我พูดพูดที่ฟังเป็นเรื่องต้แต่ไม่ใช่พูดแล้วไม่เชื่อ แต่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ราจะเชื่อต้องเชื่อ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ของตัวเองนะกระทำแล้วเป็นผลอย่างไรเชื่อนะเชื่อผลของ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ลองดูว่าเจอสติแล้ว 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มันจะน้อยลง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มันจะหมดไปได้จริง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ให้เอาหลักแต่ทำเป็นตัวพิสูจน์อย่าไปเชื่อคนอื่น 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คนนี้น่าเชื่อคนนี้เป็นภาพคนนี้เป็นอะไรต่างๆให้เชื่อการแต่ทำของตัวเองเอามาพิสูจน์ดู那么今天是第一天啊，那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。刚才是在说，昨天晚上 今天早上现在又快讲到一个小时了，我们讲多少都没有用的。就是说，你要老老实实的去做，去用功，去练习，你自己就会找到答案的。啊，我在外面有贴张法语，是我们的啊一位长老告诉大家。 活在当下，没有问题，只有答案。你的答案会在你的实修实践的过程中啊，一一的找到的。哎，包姐，你今日好，一口气慢慢啊，忘记忘记，我太阳。为什么太阳光，早上没见火，或者为什么太阳光很刺眼？哎，你听他，他不会的呢，要忘记忘记。 อย่าเพิ่งไปเชื่อมันเราให้เวลามันทิ้งเจ็ดวันเราพิสูจน์ตรงนี้ดูมันเป็นแบบไหนมันเป็นอย่างไรนะให้เวลาแบบเขาว่าก็บางทีจะให้มันเปลี่ยนหน้ามือเป็นหลังมือภายในวันสองวันมันก็เป็นไปยากนะ ให้โอกาสตัวเองพิสูจน์ตรงนี้ดูก่อนอย่าเชื่อความคิดนะ今天是第一天，是最最难的一天，就是第一天跟第二天，尤其是今天。 天啊，啊，会是很清楚。对他说第一天很难熬，很难过啊，因为大家这个万马奔腾的心啊，想要静下来不容易啊，需要点时间。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信心，我们每一期飞机，每一架战机上几百个人都是他可以熬得过这第一天。那么您？ 在座的您也可以做得到啊！就是说，过了第一天、第二天你会发现第三天你能找到光明，因为第三天你开始轻松了，你可以更自如了啊，你可以更啊有功夫了啊！那尊者说，我们这七天七夜，二位尊者哪里都不去。 就在这里陪伴大家，就是说愿意成为每一位在座的修行人最好的朋友。不管今天你是快乐的、发喜的，还是你遇到了挫折、遇到了痛苦，两位尊者哪里都不去，在这里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快乐和挫折。那么，给大家信心。 定要坚持，要好好的、老老实用功。นะลองทำดูพิสูจน์ดูโอกาสดี มีครูบาอาจารย์มาอยู่ใกล้ทำแทนตัวเราไม่ได้ แต่ถ้าเกิดปัญหาเกิดอุปสรรคเกิดอารมณ์ใดเรามี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์ที่จะคิดเนี้ยช่วยแก้ไขได้นี่เป็นโอกาสที่ดีนะ 就是目的，就是要陪伴大家度过这七天，在七天中给大家啊画一个地图，指一条路啊，不管多难啊，不怕啊，我们有啊一位修三十年都没长的，还有一位修十多年都道长的老师啊，那么给大家信心。 去就这陪大家从早到晚。โอกาสดีที่สุดในชีวิตเราแล้วนะจะกินอะไรต้องต้องคิดมีคนทำให้ จะนอนที่ไหนต้องต้องกังวลมีคนจัดการให้ มีเวลาได้ภาวนา มีเวลาที่อยู่กับตัวเองจริงๆนะเนี่ยโอกาสที่ดี งานการต่างๆล้วก็วางไวที่บ้านที่ทำงานแล้วนี่โอกาสที่ดีมากเนาะให้เวลาในการภาวนาเต็มที่นะทำเต็มที่ 要受用，得地，得房。所以说，在座的各位啊，都不是一般的福报，都是大福报啊！怎么能有啊一个温暖的禅堂啊？能有每个人舒适的一张温暖的床啊？每天下边啊，我们的菩萨给我们准备热腾腾的饭菜。 那么还有从泰国那么远飞过来的啊两位好朋友，现在又在这两位好朋友啊，要在这期间好好的帮助大家、关心大家。那么我们跟佛陀当年比较一下，我们是不是太幸运了？佛陀当年一个人在菩提树下，每日做梦都在禅堂，也有一个啊舒适的床。 没有人读饭给他吃，啊，也没有一个老师带他指一条路给他走。我们已经非常的有福报，非常的幸运了。啊，这句也说，我们有那么多的法工、义工，啊，大家知道，我们有人从从北京、从山东很远的地方飞过来，啊，啊，还有一位师兄。 站在我们这三十九个小时，然后这里来给大家一一的帮助大家，啊，带着一个感恩的心，老老实实的好好的用功。เนาะพวกเราก็เริ่มสติกันตั้งแต่ตอนนี้เลยนะจะเริ่มตรงนี้ไปเดินไปทานข้าวก็ให้มีสติทานข้าวก็ขอให้มีสติมีสติที่ไหนดูการ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ของกาย ดูการ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ของกายไเรื่อยนะรู้ทานอารมณ์รู้ทันความคิด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แล้วก็วางไปแล้วก็กลับมารู้การ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ของกายทำแบบนี้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ๆเนาะ ไม่ต้องไปรอเริ่มก่อนแปดโมงตอมานั่งในห้องนี้ทำทุกที่ ทุกที่ที่เราเดินทุกที่ที่เราทำอะไรตอนนั้นแหละที่ในการภาวนาสำหรับทุกคน那น时间一天不管多难啊，你可以做得到。 同学说，啊，你在世间忍了那么多了，啊，拼了那么多了，啊，难了那么多孙所说，你现在来做一件最最有意义的事情，啊，人不能糊里糊涂的过一辈子，你要清楚你在做什么。所以这个人，在这个难。 这一天的不容易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啊，值得你忍一忍，值得你难一难啊。那么第一天过，明天就会轻松一些，第三天会更加的轻松。那么刚才是学姐已经告诉大家了，第三天、第四天你会发现哦，原来那么的美好。如果我们忍过了第一天，第二天。 饭的时候啊，大家要有决心的吃。那起来从座位上起来的时候要有决心起来，有决心走出去。吃饭的时候有决心吃。吃完饭我们会有一点一段时间休息，啊休息呢尽量不要回到房间，啊你可以去刷刷牙啊啊整理一下。 就是里面啊，就是找到接耳，就这个念头又要去评判、去判断啊。早上孙子讲的什么样呢？啊，刚才的饭好不好吃呀？我们的苦就是这样来的啊。刚才啊，早一大早见到孙子，啊，孙子跟我说，人啊总是陷在念头里，很可怜。但是大家不让自己很可怜，都觉得自己很棒。 因为他看不见，他整天活在念头里，所以呢，我们尽量让自己跟当下的每一个动作在一起，这样你会啊不可怜了，越来越可爱。